为怜悯平安，所有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里面，我们已经进了所谓的圣周或者罗老教会所称的啊伟大周。前天耶稣已经谦谦和和地骑着橘子进入耶路撒冷。 昨天他解禁了圣殿，把所买卖的人赶走了。今天星期二，他又来到圣殿，在教训百姓。现在来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谁给你的权柄的是谁呢？”首先，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诚恳的问。 这些宗教领导人纯粹只是找耶稣麻烦而已。他们明明知道耶稣的立场是什么，耶稣曾经说过他的权柄是来自哪里。比如他说过：“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还有，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父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耶稣一切所行的神迹，也就证明他有从上帝而来的权柄。有一次，当耶稣在跟这些宗教领导人辩论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你们虽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另外一次，耶稣赦免了一个瘫子的罪的时候，宗教领导人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clears throat> 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 但耶稣知道他们在想的是什么，因此他就回应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耶稣很清楚有权柄，并且他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法利赛人明明听过、明明看过这一切的，但是他们就是不信。 他们就是拒绝耶稣和他的权柄，他们自己，啊，他们自己要这个权柄，他们就是要上帝自己的权柄。所以，当他们问耶稣他的权柄来自哪里的时候，他们就不是诚恳地问耶稣。因这样子，他也不必直接地回答他们。他以前跟他们讲过，他们也已经知道耶稣的立场。 因此，耶稣就用当时拉比，拉比就是圣经老师，他用他们那时候很流行的做法，就以问题回答问题。耶稣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耶稣这样问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宗教领导人曾经自己问过约翰啊，这个类似的问题，当时约翰也没有直接地回答他们，但他叫他们反而要注重耶稣，不要注重他自己。好，我们的经文继续说，宗教领导人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宗教领导人拒绝相信约翰是上帝所呼召的先知。 约翰叫人悔改受洗，为了得到罪的赦免。但是宗教领导人没有这么做，他们根本没有认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就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他们如果现在回答耶稣说约翰只是从人间来的，他们怕百姓。路加告诉我们，他们甚至怕百姓会拿石头打死他们。 但是他们又不能说约翰是从上帝来的，不仅因为耶稣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也是因为如果约翰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那么耶稣自己的权柄一定也是从上帝而来的。约翰和耶稣是一致的，所以宗教领导人若若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就是算是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自己原来问耶稣的问题，但因为他们的困扰，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因此也没有回答他们。耶稣问他们那个问题，一方面是让他们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耶稣再给他们多一次机会悔改、承认他们的罪，领受耶稣的福音，他的赦免。 但是，就像那么多之前的机会一样，他们还是很固执地拒绝这一切。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有罪，拒绝受洗领受到赦免，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很多百姓已经都这样做过，但是这些百姓的领导人绝对不肯做，他们太骄傲。 他们自己要权柄，就是上帝自己的权柄，因为他们还是很这样的顽固地印着他们的心。接下，耶稣就跟他们讲三个比喻，来告诉他们上帝如何要蛮可怕的审判他们。第一个比喻就是在我们今天经文后后一半的地方，其他两个就是接下两个主日的福音书经文。 因为你们现在刚才听过听过这个企业背景，所以现在可以再一次听这个比喻。啊，从第二十、二十八节开始，根据耶稣最后的解释，在这个比喻里面，宗教领导人是这个比喻的大儿子啊，小儿子，税吏和娼妓呢，他们这些所谓的罪人，就是这比喻的小儿子。好，请听耶稣跟宗教领导人讲的第一个比喻。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但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循父命呢？ 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尊者一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税吏和娼妓。” 悔改，领受约翰的洗礼，得到赦免，进上帝的国。但是宗教领导人拒绝这一切。虽然在这比喻里面，宗教领导人好像还是进上帝的国，只是在税利的场景后面而已。但是剩下两个比喻呢？耶稣很清楚讲，他们根本没有进上帝的国。宗教领导人拒绝约翰悔改的信息。 因此，他们当然也拒绝耶稣赦罪福音的信息。他们只会站在那边，试着找耶稣的把柄，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税吏和娼妓，还有身体疾病的人、被鬼附着的人，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他们没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 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你们，当你跟耶稣讲话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呢？你是不是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想你大概不会说那句话，但是你会不会说类似的话？特别当你的日子过得不顺的时候。 因你身体、你家庭或你工作的困难，你是不是说：“上帝啊，你在做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你怎么有权柄这样跟上帝说话呢？这跟宗教领导人所问的问题是差不多的。我们也太骄傲，我们也要上帝自己的权柄。 但是除了求主怜悯我们之外，我们罪人怎么可能跟上帝讲任何其他的话呢？是有原因的，在我们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仪式里面，连一次都看不到那句话：“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但是“求主怜悯我们”这句话出现至少十二次。 当你每个主日来到这里，这个仪式就是要你了解，你没有理由、没有权柄可以怀疑上帝的权柄，可以盘问上帝他在做些什么。不，你在上帝面前基本的位置是一个罪人，求那圣洁的上帝怜悯你，并且只有这样的人。 才进上帝的国，你会进上帝的国，因为上帝是一位怜悯你的上帝。你若像宗教领导人一样，觉得你不是什么罪人，也不需要上帝的怜悯的话，那你就得不到这个怜悯。但是你若承认你的罪，包括你在上帝面前的骄傲，包括你看不起其他的罪人。 就像宗教领导人所做的，你若承认这些罪，并求主怜悯你这位罪人的话，主的怜悯是太丰富了，你也就尽上帝的果。宗教领导人认为耶稣没有权柄解禁圣殿，也没有权柄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医治人，但是耶稣是有权柄的。 他自己就是圣殿，他自己就是上帝。他若要的话，他也可以就用他的权柄来一下子毁灭那些宗教领导人，也毁灭所有的罪人，包括你和我。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用他的权柄来做什么呢？他自己说：“我有权柄舍了我的命。” 也有权柄取回来。是的，耶稣用他的权柄来为你舍了他的命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来毁灭那些宗教领导人，他反而卑微地伏在他们虚假的权柄之下，让他们定他死罪，并且他这位唯一。 反而完全没有罪的人，他从那十字架上赦免了他们的罪，也赦免了你我的罪。耶稣用他的权柄来做这些，他用他的权柄来怜悯你，他也已你也已经进了上帝的国。阿门。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以免阿门。